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八十六集。八宝阁送衣服的小鹿妖在门口等了许久，他以为院子里没人，正要离开，眼前的木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白衣男子出现在门口，他五官清绝，气质出尘，小鹿妖一时都看呆了。林青霄咳了一声，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种尴尬。 <clears throat> 有劳，衣服放下吧。只是目前我们没有零钱，劳烦你明日上午再来一趟。小鹿妖从震撼中缓过神来，赶紧应了一声。大明城赊账倒是不罕见。 反正入城令牌上有记录，如果不把账目和利息结清，城门守卫不会放他们出城的。小路遥本该走了，他临走时看着这样漂亮的仙人，没忍住，鬼使神差的多说了几句：“仙君，若是赊账会有利息的，利息越滚越多，最后可能会超过本金，你还是尽快结清为好。”中山名下就有好几座城池。 林青霄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明白归明白，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林青霄忍着尴尬，对小鹿妖轻轻点头：“我知道了，多谢，有劳你明日再跑一趟。”啊，没事的，没事的。小鹿妖慌忙摆手，有些拘束地跑了。他跑远后，还是忍不住回头望门口那位仙人。绿叶飒飒。 一个白衣仙人站在门口，美得像是一幅画。他后退了一步，合上木门，外面就彻底看不到了。小鹿妖生出一种莫名的怅然来。原来这就是三十六重天上的仙人吗？果然和妖族一点都不一样啊！林青霄合上门后，无奈地说：“好了，他已经走了。” 洛寒捂着脸趴在桌上，生怕被人看到脸。他听到林青霄的声音，缓慢的从指缝里露出一只眼睛。真的？真的。赤妖珠被吞元兽吃了后，不光是洛寒，叶子楠和邹继白也陷入买了东西却没钱付账的窘境中。果然，没过一会儿，他们的院门又被敲响，另两人的衣服也送来了。 叶子楠和邹继白各买各的，此刻也好分配，谁花的钱谁去开门。等邹继白把衣服拿回来后，他们四人坐在花厅，气氛十分沉默。邹继白被这种气氛感染，说话底气越来越虚。我们让他们明日来拿钱，那现在我们去哪里找妖助啊？洛寒深吸一口气，决意不能再逃避下去了。 你们俩的衣服花了多少钱？邹继白莫名扭扭捏捏，我的一一万多。叶子楠紧跟着说道：“我的也差不多，比他稍微多一点儿。”洛寒两眼一黑，他觉得他花公费买一万多的衣服已经够奢侈了，结果这两个可好，单件就比他两人份的都贵。洛寒捂着胸口，觉得呼吸都不太通畅了。 好家伙，入城第一天一毛没贡献，就先给他欠下了三万外债。邹继白和叶子楠都不敢说话，吞元寿更是躲得远远的，连面都不敢露。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刚刚他们还是坐拥巨款的百万富翁，一眨眼就一无所有，还要倒贴钱。天宇星君最快都要十五天才到，这十五天…… 他们总不可能不吃不喝吧？就算他们真可以不吃不喝，明天店主上门讨债，又怎么办呢？洛寒悲伤了一会儿，勉强打起精神，素着脸说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为今之计有两条解决办法。第一，不管外面，一心在这里等天宇星君来。等天宇星君到后，让他们为我们结清本金和利息。” 洛寒话音说完，场中静了静。林青霄说：“换一个吧，我丢不起这个人。”叶子楠也一脸生无可恋：“我活十万年也不容易，给我留点名声，好歹不要晚节不保吧。”邹继白更是用力摇头：“开玩笑，长意快到繁衍季了，他要是带着在大明城赊账最后被天宫捞出来的名声回长意保准三年内没有任何雌性点他。” 那样就太残忍了。很好，那看来我们可以达成共识，选第二种。洛寒本来也没想过让天宇星君结账。说实在的，他豁不开这张脸。他刚才那样说，本来就是为了现在这句话铺垫。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们想办法在妖界挣钱，在天宇星君到来之前把这件事遮掩过去。没人反对，洛寒愉快的拍了板 那就这样定了。你们擅长什么？有什么谋生渠道？分享一下。邹继白小心翼翼的提议。卖艺，在街头表演拳法。不行。洛涵一口否决。太丢人了，而且我们有任务在身，不能暴露。叶子楠说：“卖艺不行，那就卖色。”洛涵沉默。随后，桌上三人一起转头盯着叶子楠。 叶子男赶紧摆手：“哈，我开玩笑的。我们鸟族忠贞不渝，一生只认一个伴侣，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laughs>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洛寒突然清了下嗓子，正色道：“无论卖身还是卖艺，都不够隐蔽。现在看来，想要来钱快，还想避人耳目，就只能去赌场了。”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林青霄毫无意外，冷冷的说：“不行。” 怎么不行？洛寒反驳。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我这里有其他妖族晶石，随便卖一块就足以。能被你看上的晶石，价值不会低。出手后被人察觉，追到我们身上怎么办？林清霄眸色冷静，想都不想就说道：“去黑市。”洛寒都震惊了。你去黑市，结果不让我去赌坊。这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赌方好歹是正经经营，光明正大上税，黑市呢？洛寒说完，不等林清晓反驳，就又放出去一记猛锤。何况名贵的晶石都是有数的，万一有人认出来这是中山二公子搜集的晶石，现在却出现在大明城，我们的行迹岂不是暴露了？这简直是强词夺理！晶石何其多呀，被人认出来的风险远比不让他去赌方的风险。 林青霄还是不同意，场面一时陷入僵持。最后，洛寒决意走少数服从多数的路子，转头看了另两人：“你们两人觉得呢？听他的还是听我的？”洛寒本以为自己是碾压性的胜利，结果叶子楠看看洛寒，又看看林青霄冷淡的侧脸，愣是没表态。邹继白缓慢的举起手，想支持洛寒。 被叶子楠一把按下，叶子楠笑道：“我都可，我们弃权。”期间，邹吉白弱弱的想反驳：“我其实……”闭嘴！叶子楠用力瞪了邹吉白一眼：“没你事儿，别掺和。洛寒惹不起，林青霄也惹不起，两个大佬吵架，小弟凑什么热闹？”行。洛寒点点头，忽然抬高声音喊。 吞元兽，吞元兽哆嗦了一下，迟疑的走过来。洛涵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笑眯眯地问：“我的话你听到了吧？你同意吗？”林清霄端坐一侧，冷冰冰地看着他。吞元兽被林清霄那种没有感情的眼神吓了一跳，但是洛涵正在抚摸他脑袋的手更可怕。最终，吞元兽屈服在淫威之下。 颤巍巍举起一只蹄子。好了，洛寒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脑袋，抬头对林青霄说：“你我各执己见，那就只能让大家公平投票。叶子楠和邹继白弃权，特元兽选了我，我我的票数高一些，所以听我的。”邹继白有些惊讶，忍不住低声说：“他也算一个数。” 洛寒眉间一挑，笑道：“吞元兽继承饕餮血脉，威震一方，声名赫赫。你竟然说他不算数！”吞元兽缓慢的冲邹继白呲了呲牙，说起来奇怪，一只羊怎么会呲牙呀？但这种表情真的出现在一张羊脸上，看起来可怕极了。叶子楠默默坐的离邹继白远了些，邹继白怂了，赶紧点头示好。 嗯，没错，吞元兽也是我们队伍的一份子，他的选择当然算数。洛寒单手撑在桌上，对林清霄挑了挑眉，眼中尽是得意的笑。林清霄，大局为上，服从团队安排。林清霄生气到极点，反而平静了。他对洛寒点了下头，甚至也细微的笑了下。好。洛寒被林清霄这个“好”说的毛毛的。 这个人看起来就是那种表面上不在意，内心暗搓搓记仇的人。他不会给我记小本子吧？但是就算被他记仇，我也要去赌场。这回大家心照不宣，无需交代，就各自回房更衣。穿着仙界的衣服去逛赌场恐怕不妥，他们不能坏了仙界的口碑，不是？就算要去，也得乔装成妖族或者魔族。洛寒买了妖族的服饰。 衣服底色是黑色，上面有着金色纹路，裁剪十分贴身。最外层叮叮当当挂了不少流苏吊坠，一转身叮当作响。洛寒满意的挂上面纱，这个面纱同样洋溢着妖族的风格。最里面一层黑纱，外面缀着黑金两种颜色的珠子，戴上去虽看不清下半张脸，但并不影响整体的好看。 反而有种异域的神秘感。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期更精彩。